锵锵三人行，又廷。嗯，这个今天我们我跟又廷有共同话题了 <laughs> 啊。但是徐老师，你这个位置正好。 <laughs> 为什么？他没有看泰囧。哦。对吧？所以虽然说我，咱们说过我很讨厌最近的一些流行词儿，比方说什么接地气儿啊什么的哈。啊。但是我发现呢，讨厌归讨厌啊，有有意无意、自觉不自觉的吧，还是去接地气儿。 <laughs> 因为你这年头你不接你赚不着钱呐，好像接地气才能赚着钱。泰囧嘛，泰囧被称为接在哪里？你接在人家东南亚，那根本不连我们的地， <laughs> 那根本是帮人家做旅游广告。 <laughs> 据说云南现在泰国旅行团全爆满了，哦，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拍外地面的景，你要讲地气这不相干。嘿。 他这个解读也是一种解读，因为有人说了，说过去啊，就是说他也没有拍什么泰国的美景，什么多么发达的地方，拍的也是泰国的比较这个简陋、穷困、黑暗的地方哈。然后说呢，过去呢这种场景一般都选在中国， <laughs> 现在中国发达了，中国要拍这个喜剧片，就把这种场景选在泰国，泰泰囧啊。但是你知道为什么？我觉得这个话题啊，很我们微博上啊。 很多观众一直在呼吁我们在谈，是那天跟王猛和侯德健只是谈了个开头。侯德健说说的很客气，说我跟我太太一起去看，看到一半我太太走了。我觉得很有意思。我还有一位朋友，一个杂志的主编，也是说这么大的票房，我去看一看。好，在电影院里看，他说我是实在就是忍不下去了，就说是我就走了。走了之后，在微博上发了一句话。 说这个纯粹是傻叉国家的傻叉奇迹， <laughs> 结果呢，哎呦，给狗血喷头，万炮齐轰等等，哎，但是甚至你就你看冯小刚不都表态嘛？说我也去看了，啊，乐了什么？他怎么说？我说看了，乐了。他也乐了。恭喜这个徐峥，呃，怎么着？就是赢了票房。我也是打那儿来的，以后的路还长， <laughs> 再接再哎。你看。 冯导的话我句句记得，真是吧？这 <laughs> 叫会聊天的。徐峥应该谢谢冯小刚，他徐峥是很很感谢冯小刚。他们俩是同时上映的，对，跟一九四二一起。所以泰囧我看了很多评论，之所以他大热就是因为一九四二，没错，因为进去宰两个选择，看过那个都凄悲凄悲惨凄凄。 只能看那个。你的生活已经太苦闷了，你怎么会再苦下去？你就只好娱乐。跟娱乐，我们就是电影。跟档期太有关系。 <laughs> 要不是一九四二，要上打个比方，上的是新版的零零七，你看泰囧能有这个票房吗？就这个一九四二这要陪衬人呢。我没看的时候，我没看的时候，我全部同意你的观点。但我看了之后呢？ 我同意一半儿，所以呢，我想让又婷我没看都能讲出一半来，不容易了。 <laughs> 这这个又婷啊，又不是因为又婷是个什么人呢？正好跟我们没什么关系，她是个台湾美眉。真没关系吗？啊，她关系都在都在幕后呢，是吗？她是台湾美眉，他要特别说一句。对对对，我们挺有关系的。昨天半夜我都，那是吧？那我怎样？嗯，没没没啊，就是说咱还谈电影嘛。 又婷就是她那个，你看我一说紧张了，忘词儿。 <laughs> 我说啊，又婷，因为你是那个 <laughs> 台湾美眉，你知道吗？你跟大陆观众啊，他不接地气儿， <laughs> 是吧？他不接地气。我可以随便讲。所以不是一个是随便讲，再一个你也有一种我们所说的客观，呃，反而因为我们都是大陆人了，对吧？都是大陆这个这个池子里的鱼了，哎，所以哎，我看这部片的确，我就是很多感觉。第一个哦。 我不须说，我可能没有，他不是说要呃，不要什么叫笑死，然后我就想说，那我就是应该欢了一个晚，欢了一个晚上。可是说真的，我还蛮淡定的，从头到尾就是这样冷眼的看着，就，嗯。没有笑死啊。没有，就是不是那种，就是哦，大上气不接下气笑，没，我真的就是从头到尾就是这样子看着，很认真这样，哦嗯，这样，然后到最后就冷不防笑了一两声，那个笑是什么？就是。 你真累，就是搞笑搞成，就是嗯，不 <laughs> 就觉得哎呀好辛苦啊，这样拍片，就是是有种这种客观外，不是因为这个内容跟着他笑，而是突然抽离，想说哎这几个也不容易，三个人就硬搞到这样子搞，所以他就笑了出来，就这样。然后另外呢，他的这个内容呢，好像我现在做一些天下被网络，我还知道一些网络上的词，啊，不然。 怎么反映的出来？这些一句又接一句，全都不是人类平常讲的话，你懂的，就全部都是很多网络的语言。嗯，对我来说感觉是这样是朵奇奇葩呀。奇葩啦，就是这些很多都是从网络上，就是已经是很年轻人、很年轻人讲那种话。你不在这个世界里，你很难。你觉得这是外星语言来的？怎么会？ 平常人怎么会一句又接一句的这样接但这个网络语言就是都是大陆流行的网络，语言，是是是。所以，我刚才香港的一个一个同事就是说，他只能听懂七成。对，对你听不懂，他在讲的是普通话，你们你听不懂他讲什么。不就是，哎，那我说说我的看法啊。我跟你说，这个我周围的大部分的这个人啊。 都是我听到的，都是类似的，就说是这个怎么了， <laughs> 是吧？为什么？就是哎，就看了之后，就是觉得，哎呀，都是这样的，你知道吗？按照我以往的习惯，我要是听到这些哈，基本上我是同意我的那些朋友们的。嗯，我肯定人民群众多愚昧啊！他那当然了，对吧？这肯可是哎，还真的，我看了，我跟你说啊，我现在觉得王蒙上次有句话说的非常好。 他说呀，现在是个传播的时代，这个这个一个东西的火不火呀，在于传播，传播的就一定会带来一种空心化，就是说你这个你你你你，就是说你甭管是个什么东西，你只要给扬出名来了，扬出名来了，变成一种传播效应的这个时时候啊，哎，那自然它就火了，它可以什么都没有的。 那但是呢，所以他就说这是个传播。你这在夸他还是在批评他？哎，你还我那就，所以我还没说完吗？ <laughs> 怎给我点破。不是呢，我是说，要是因为这个传播而进的电影院啊，呃，你容易看电影的时候有杂念。是。所以啊，我现在老说一个人呐，现代人看电影的状态问题，就是，哎，你能不能进这个电影院？你忘记它的票房，这个十亿的票房没有关系的。 对吧？当然不是以票房来定好坏。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可以说有钱人就是好人，对吗？你当然你不能说卖十亿票房你就是好电影，确实不能。但是你看电影的时候啊，假如忘掉这件事情，不管它多少票房，就像你第一次看这个电影，对吧？那么它是一个小制作、小成本，呃，几个年轻人拍的这么一个喜剧为追求的。 这么一个一个一个小电影，对吧？那么它是不是一个好看的小电影呢？我个人感觉，yes。 <laughs> 是，我也同意。对，我觉得好看的。我也同意。我觉得十亿人不是或者十亿块钱啊，不是傻子的， <laughs> 就是就是说有它好看的呃理由。你说的我完全明白，我也是。你说真是多笑，多么爆笑，从头到尾笑到尾没有。至于说。 他的这个笑料，说实在的，呃，我有一个疑惑啊，就有的时候就是说，比如说我跟一帮八零后的年轻人啊，他们在一起聊天，他们用他们的段子、他们的语言，经常说一些话，他们哈哈大笑，但是我呢，就是嗨嗨陪着笑一笑，嗯，这是一个感觉，就是说你明白过去你像冯小刚的这个喜剧啊，台词和对白的功夫。 比方像呃阿成呃或者说王朔或者像这个冯小刚，他们这种对白啊，我觉得是，比如说我们这个四十多岁的人啊，你这个幽默到一定程度啊，我共鸣，我我真真的会笑的，你知道吗？但是呢，年轻人，比如说年轻大学生，他们也有他们之间逗乐的语言，你知道吗？这个语言。 对于你来说，你的笑点可能就很高，就说这事儿我怎么能乐呢？你比方说，他们几个年轻人，你很年呃，就是你很明显能看出来，搞过这个小剧场话剧，里边很多种这个先锋实验戏剧的一些个呃因素，比方说。 你要照那个，可能你看着就幼稚了。比如说几个人在说：“哎，哦，我说你是老周，我说他不是老周，我的你怎么知道他不是老周？我怎么知道你不知道他是是他么老周？”就这种口活啊，这这这这种东西吧，呃，有时候在小剧场里你会看到这个东西。但这个东西呢，我觉得照他们的那个词儿叫什么“屌丝们”，嗯，“屌丝们”也可以乐，“屌丝们”也可以乐，“屌屌丝逆袭”。 成功， <laughs> 哎，所以这个 <laughs> 这个话题呃很很有意思。你知道有最近还有一个叫小苏的，也是被万炮齐轰的一个华中师大这个徐老师同行文学院的这个教授啊，炮轰这个泰囧嘛，说这个国民的欣赏水平偏低是吧？泰囧是一部典型的三俗电影，低俗、庸俗、媚俗是吧？就是说代表了中国当下电影的两种不良倾向：贱下和炫富。 剑下就是拿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老百姓，王宝强演的那个，就拿他们开涮，作践老百姓，对吧？哎，那个那个炫富呢，是宣扬什么拜金主义？什么有钱可以买来与范冰冰睡觉等等。但是老实说，我不同意他的这个。老师也太严肃了。第一，那个我不觉得他有，就刚刚说什么剑下没有啊？因为这里面最真诚的是王宝强的角色啊。嗯，对。 你不觉得吗？就是两个有钱的人到最后这个兄弟戏强翻脸，那不就是我们现在有了钱，你就可以不顾任何爱情、亲情、友情？但是最真诚到最后，你你把他赶走十遍，他都回来救你的，是那个剑下， <laughs> 就是是是一般人，所以他其实并没有，他是告诉你最真诚的东西是这个啊。哎，是的。你有没有看透的话，应该是这样。虽然他从头到尾都让你觉得他俗到不行，傻的不得了。对。可是他其实到最后是整一个里面。 最最最重要而且救大家的人，对，其实就照我呃呃现在非常讨厌的这个另一个流行词来说，其实这个电影的取向还是正能量的，你知道吗？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哎，徐老师讲讲，可可不可以说两句？ <laughs> 当然可以说。不，没有人，我相信啊，没有人否定这个电影是一部不错的搞笑电影，但问题是它现在的票房是第一位。 超过了同期的一些，你你们觉得它有没有《少年派》《一九四二》啊？这这些电影比他们更好吗？不比，不能这么比。不，在片种不同吧？对对。那么，所以呢，人们关心的是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的确，在电影啊，票房是非常重要的。其实这说实在话，有一个标准就是票房 （box office）。嗯嗯。你只要票房响，这个片。 美国呢，呃，前两年也有个电影，讲几个男的结婚以前到拉斯维加斯去一晚上喝醉，也是个非常小的成本，大卖。大卖。后来还拍了第二集，也到泰国去。国。嗯。那个电影你从头到尾讲意思嘛，也没什么意思。但是几个人看了很好笑，我也去看，了，我第一集、第二集都看了。你要再说今年、去年最走红那个马步舞啊，嗯，也是一个类型的东西。那个你看，它全世界都那么红，法国、英国最高文化的地方，大家都喜欢它。你说它代表？ 贝多芬代表，莫扎特他跟有什么不相干？但是大家就是喜欢这么一个娱乐的东西，包括像去年的妇联。所以我相信，大家比较困惑的是这么一个情况，就是现在世界这个媒体世界啊，有一些似乎不是那么最好的东西，但是它最受欢迎。这个呢，就使得人很多，因为因为我们都有一个信念，很多人都有一套有一套信念，就是认为，呃，我最东西做得最好，我最多人看。比方说《阿凡达》。 Titanic 有很多人相信这个道理，觉得他是做到这么好，所以全世界们看。但是现在有这样的情况，泰囧是这个情况，那个宿醉也是这样的情况。是，问题是怎么看这个现象？我是觉得啊，像这个泰囧这个片子啊，其实照着这咱们大陆当年艺术家这个谱系来说的话哈，它有后啊，咱们可能真的就能够慢慢的进入一个商业电影的社会类型片，就是放下架子了。 哎，你说比《少年派》和比《一九四二》有什么不同？《少年派》《一九四二》还是高屋建瓴啊，那为什么我们喜欢呢？那这个高度，对吧？但是他这个像的，你像好莱坞每天产出大量的片子，香港每每每天放的大过去大部分片子，包括周星驰的电影，是被大陆的大学生误读了。周星驰自己都没想往那儿什么后现代主义，他知道吗？知道，他知道，他知道。 <laughs> 就是我就是说，他一个人可以很简单。 比如说，在香港，没有人把电影导演当艺术家。你啥么意打工仔，怎么艺术家？社会地位没有那么高的。一个一个呃，香港导演满门心思想的，对吧？情节怎么紧凑？戏剧性怎么爆发力？打打起来怎么？哎哎，这种东西我还是有不同追求吧。比如说，王晶跟玄华拍片，他的想法还是不一样。 对，就是说这个市场在中国市场，你开始要接受你的电影拍出来不是一定要有历史意义，不是说一定要教化人心，不是一定要说教化社会，叫就大家什么呃变好人往上走，no，就是他就是娱乐，他就是笑一笑。 出来爽开心就没事就这样，你说对人生有什么呃积极的什么目标作用没有？但是一定要容许可以纯娱乐的事情。而且呢，就是说你看啊，这个本来是国际就是好莱坞的带来的世界电影一大俗，但是过去这种俗在中国很少见，就是说很简，你比如说很简单，这个电影不需要表达多深刻，对，但是最后王宝强和这个徐峥在一起兄弟情深，关键时刻抛弃了利益。 对吧？为了圆兄弟的一个梦，嗯，哎呀，就有一个表现，我都看着人呐，有一种基本的感情，我都会流点小眼泪呢。哎，其实，哎呀，真是，人你差不多每部片都流泪了。对对呀，哎，就是这样，我就是这种啊，叫人间实有真情在。对啊，你看，有时候你看一的价值观一定是正面的。 对，哎，他的娱乐是外表，而这部片呢，类型片，他我看了一些材料，他也有很多经验，他比方他对类型片做了一些研究，嗯，而且他的制作费跟他的宣传费是一样多，嗯，所以宣传或者话应该倒过来讲，宣传费跟制作费一样多，他们自己说，因为我们的制作费低，所以我们可以拿出很多钱来做宣传，对对对对对， <laughs> 这个也是他成功的地方。你老实讲我们过去说对幽默。 那这咱读过几本书的人，都是有一定鉴赏力的。在这个意义上讲，他火候不够，我也是。他不是幽默，他是搞笑，搞笑。搞笑，但你说他的这个台词对白多么样的牛，我倒不那么看。甚至你说他表演多么样的好，我都认为有些包袱没使出来。就是说，这个这个，呃，比如说，如果郭德纲和于谦儿，大概。 就就这包袱就炸了，但是因为这俩演员呢，有的时候还觉得有点弱。本来这台词这个我应该笑的，我知道，但是没笑。可是你知道吗？这不重要。我就觉得他认认真真的讲了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起伏跌宕。 符合一般人的这个兴趣、人性。生活中有那么多烦恼，能开心一下就开心。对，就这么简单。光是这样，我觉得这部片就是功德无量， <laughs> 就让你笑一笑。你有什么时候可以就真的放松，而不是到电影院就娱就娱乐嘛？还是娱乐产业？什么时候？但是带出来的理论问题其实是很大的。嗯。我跟你讲，我们最近还在讨论这个问题，就三十年代有个文艺大众化的讨论。嗯。 有三种观点，我非常简单的说。第一种就是瞿秋白的观点，他认为大众代表的是正正确的政治，用工农嘛，因此大众喜欢的才是最好的。所以后来毛主席说要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第二个观点是矛盾的说法，他说大众总是比较弱的，但是呢，呃，就是艺术是比较高的，但是那是因为社会政治的原因。等到有一天他们经济发展了，大众的地位改善了，大众的趣味就会变高了。 第三种看法是梁实秋的，他说永远、永远，最最精英的东西只有少数人。他说的，他说他指的大众不是讲有钱没钱，他说一个人很有钱，照样可以在娱艺术上。 是非常大众的，我在香港看到太多了。上市集团主席的趣味跟一个打工仔是一模一样没错，绝对的，对不对？所以，所以我这三个观点到现在还是理论界有很大的讨论。所以现在的现象就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思考的。当然，他们不想那么多哈。对，但是别的人会关心这些问题。所以，我要跟我的那些呃朋友，就很有层次的朋友，这个唱唱反调，嗯、就是我觉得。 呃，喜欢这部电影的这个观众啊，不是傻叉，嗯，这是人情人性之常。没有在这个社会，谁也没有什么权利。但是就是说，当然对，当然就是你说的这个，就是说，哎，至不至于有十亿的票房。我总认为这是另一个问题。嗯，就电影本身来说，那些说人家一钱不值的，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是不对的啊，也是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嘛。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当然，我也明白了一个事儿，就是说，我们跟很多观众的生活方式啊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我去电影院看电影，我早就说过是很讲究的。一个电影值不值得去电影院？我时间非常紧的， <laughs> 我不可能去电影院，你知道吗？哎，我会觉得泰囧这些电影解决不了一个我一个问题，我去凭什么我要去电影院去看你？ 但是我后来发现，这就是不接地气儿之论。 <laughs> 因为为什么？就是很多这个这个呃人民大众吧，对吧？他们周末去干什么？你知道，出去吃顿饭也很贵啊。呃，收入一般的人家出去干什么？他看电影，享受大家一块笑，那么一个一一起叫的众人台，对他来讲是个 party，是他周末带着女朋友去哪儿啊？你们你们女的到哪儿逛商店？男男男的敢去吗？ 对吧？逛商店还不敢去，吃饭又花钱。就把女朋友锁在电影院两个小时算了。对啊，看电影 <laughs> 是他的一个，他呃是工作生活很疲劳。他周末干什么？咱们说实在的，不算太穷的人，你周末的生活选择有很多，对吗？是。你当然得有要有充分的理由。阿凡达，我才去趟电影院。你泰囧值当的，我去电影院看嘛。但是对于很多忙着工作的人，难得的一个周末。 他干什么？而且有的还买不起房子，男女交朋友的时方也没有单独的地方可以去。对，这个美国这个电影这个这个娱乐工业啊，他做很细的研究的，所有的类型片，他连什么年龄的观众去看，他都专门做研究。是，像什么蝙蝠侠了、蜘蛛侠了，都十三到十六岁，对，他们都看好十三到十六岁这些可以离开家，但是没有别的地方去。 情人旅馆都去不了，所以就在那个地方看。你就看那个之前那个吸血鬼那个《暮光之城》，它也是从头到尾就是低成本，好莱坞那边动辄几亿美。一个靓仔，一个靓女。就一个靓仔，一个靓女，两个就一基本爱情故事，王子王子女生，然后不可能相爱的两个人，然后就相爱。好看啊！拍了四五集，大。他给谁看呢？就是美国最主要看电影的高中生，全部都只有我也爱看的而且而且他上画的时间要算准的，不能在考试时间，因为考试刚完，我也爱看。正式放假之前。 钱，他那个上画的时间都要重点是说，他这样大卖，美国也会想说，哇，就是只是这样的一个这么简单跟 boring 的电影，但是他卖，但不会有人出来说不是残害这个不是我跟你说美国社会，我跟你说亲爱了。同样是这个《暮光之城》，我认为换个导演就我就可能就不好看了。这里面有技术，有技术，好看。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冠文明启示录。